第三十三集，打车软件上约的车还卡在红灯路口，林和熙退掉订单，绕回车后座旁边，先替他们关上后座车门，然后再转身去开副驾驶的门。低头准备坐入时，冷不丁的想起尤虫之前说过的话，他又退了出去。尤虫偏过脸来，蹙眉问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林和熙立在原地，缓缓眨过眼睛。 不是说副驾驶不让坐吗？尤虫怔了怔，很快也记起这回事来，五味杂陈的看向他：“你坐吧。”面上有轻微的笑意涌现。林和熙弯腰坐了进来，提醒他系好安全带。尤虫问：“你要送他们去哪里？”林和熙垂眸略作思考，而后回答：“嗯，去城南小区吧。” 尤崇不太赞同的皱起眉来。你要把他们带回你住的地方，不行吗？林和熙转过头来与他对视，唇角漫不经心的挑高。你担心我趁人之危啊？尤崇轻瞥他一眼。你还想再传出些更加不堪入耳的流言？林和熙毫不在意的笑道：“多这一条也不多，少这一条也不少。” 目光定定落在他脸上，尤虫皱起的眉头更紧几分。片刻之后，他将目光转向后视镜里那两个醉倒在后座的女孩。你不在乎，可别人在乎。林和熙闻言，非但没有再出言回击，反而极为赞同的点了点头。嗯，所以还有第二个方法。尤虫问：“什么方法？” 林和熙倏然笑了起来，面容诚恳的转向他：“ <laughs> 他们两个睡我家，我去你家睡。”他神色高兴而期待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尤崇沉默以对，莫名有点不忍拒绝。见他半天不答，林和熙眼底的微光黯淡下来，他失落不已的垂眸：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 最是无法忍受他这副模样，尤虫合脚青筋隐跳，收回视线，沉声道：“别演了，我没说不让你去。”不想他答应的如此快，林和心面露讶异，歪头凑过去近距离观察他：“真的假的？”“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”尤虫目不斜视的发动车子。 抽空抬起手掌，附在林和熙脸上。宽大温热的掌心霎时包裹住他的眼睛和鼻子，修长的指尖轻轻抵住他的额头。林和熙忍不住闭上微微发烫的眼皮，仿佛毫无所觉。尤虫将他的脸往后推了推。还有，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，离我远点林和熙顿时笑出声来。 靠回椅背上，老实坐好。下一秒，却又收起笑来，愣怔出神。不是排斥和他有任何亲密的肢体接触吗？又为什么要伸手来碰他的脸？两人先把方清明和他朋友送回林和熙家里。他租的房子也是两室一厅，侧卧里常年没有人来睡，所以也没有准备任何床上用品。尤崇以为他会把两人扶进主卧凑合一夜。 林和熙却坚持要去侧卧里铺新的垫被和盖被，他若有所思的掀眸，目光不着痕迹的落在对方忙碌的背影上，很快想起之前车队的庆功派对上林和熙故意演给他看的那出好戏。那时候他还觉得林和熙是故意在演戏，此时再回想起来，却心情百般复杂的发现，当时站在昏暗光线中的那个人。 大概才是隐藏在虚假表面下更为真实的那个林和熙。有太多和他一样理所当然的人，错把他戴在脸上的面具认作是真相和事实，却反过来指责他的真情流露是虚伪作戏。虽然这当中的确有林和熙自己的推波助澜，但转念思及对方这样做的理由，以及被他错当成笑话和谎言的亲身经历。 油虫目光里的情绪愈发复杂不明起来。林和熙猝然转身，对上他来不及撤回的目光，神色莫名的挑眉道：“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我会以为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。”面不改色的掩去眼底情绪，油虫转开话题问：“你还要多久？”林和熙道：“已经铺好了，不过……” 我又突然想到。他闭上嘴巴，露出满脸担忧的神色。尤冲冷淡开口：“什么？”林和熙抬起头来，蹙眉悠悠道：“我能不能不要睡沙发？”尤冲沉默半晌：“可以，你自己去侧卧铺床。”林和熙脸上霎时露出笑容，又朝前走一步，弯起眼睛道。 那我能不能再去你家洗个澡？尤虫面无表情，沉默的时间变得更加长，长到林和熙几乎要以为对方会拒绝的时候，尤虫却骤然开口道：“自己带衣服。”林和熙顿时面露稀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今天晚上尤虫对自己的忍耐度极高。 他把沙发上的两个醉鬼扶进侧卧里安顿好，转身在床头留下字体龙飞凤舞的纸条，退出房间拿上衣服和毛巾，然后跟着油虫上楼。进门的时候，林和熙穿的还是上次来时拆开的那双拖鞋。阿拉斯加听见开门的动静，从客厅的沙发上跳下来迎接他们。林和熙蹲下去摸他阿拉斯加听话地站在原地没有动。 他放下手里的衣服和毛巾，搂住大狗的脖子，揉了揉它的狗头，又抬起它的一只前爪，握在掌心内摇了摇，最后满足的眯起眼睛道：“嗯，饭团宝贝，哥哥又来了。”前方游虫倏然转身，眉间微扬，看向他：“你在他面前自称哥哥？”林和熙松开阿拉斯加，起身。 带着满脸疑问看过来，尤虫轻轻勾唇：“ <laughs> 这是我儿子。”林和熙反应过来，非但没有任何羞恼，反而在灯光下露出几近晃眼的笑容，开口叫道：“ <laughs> 爸爸。”那声音低缓而悠长，短短两个字，却像是百转千回。 尾音更是带着钩子般轻轻上扬，无论是谁来听，都不会觉得他是在正经叫爸爸。尤崇黑下脸来，语气中暗含警告。林和熙，林和熙见好就收，摆出一脸虚心受教的模样。尤崇这才冷着脸去给他找被子和枕头。他在侧卧里铺床的时候，尤崇先去浴室里洗澡。 待林和熙整理好床铺、冲完淋浴的游虫也开门走了出来，仿佛是在特意防备他。对方身上穿着尺码宽松的短袖和短裤，将膝盖以上的部位遮得严严实实。林和熙略带失望的收回目光。浴室里的热气散开以后，林和熙才拿衣服和毛巾进去。他本意并非想要故意惹事，洗澡的时候。 却发生了一点不可控的意外。洗完澡去置物架上拿毛巾的时候，睡衣被他夹在毛巾内扯下，不小心掉在了湿漉漉的浴室地板上。捡起来的时候已经浸湿大半。林和西将衣服挂在架子下方，隔着浴室门叫了一声“油虫”的名字，随后就是逐渐走近的脚步声，对方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有什么事？” 里面的人没有说话。眼前的浴室门却被人拉开小半，一截带着湿热水汽的白皙手臂从门里慢慢伸出。尤崇面色顿了顿，而后才顺着那条光溜溜的手臂目光下移，精准无误的落在对方指尖勾住的湿睡衣上。林和熙的声音从门里闷闷的传出来：“睡衣掉地上湿了。” 尤虫语气中裹着浓浓怀疑：“不是你故意丢在地上的？”拎着睡衣的手又从门外缓缓缩回。两秒以后，门内响起稀稀疏疏的细碎声响，却始终无人回话。尤虫久等不耐，抬手敲了敲青眼的浴室门，提醒他回话。回答他的是眼前那扇被人彻底打开的门。 满室的水雾和热气喷涌而出，尤崇拧着眉头侧脸避开。林和熙下身穿一条宽松的家居短裤，上身不着寸缕，神色自若地从浴室里走了出来。你能不能先借一件衣服给我穿？尤虫闻声转过脸来，目光无意识地落在他瘦而不薄的肩头，沿着他流畅而平坦的肩线轻轻划过。 在他沾满水珠的锁骨上，极为短暂的停留。晶莹圆润的水珠几经挣扎未果，从他的锁骨边缘跌落下坠。游虫的目光在同一时间里追随而下，水珠轻轻砸在他的胸膛上，顺着他胸膛起伏的弧度滚入中间的窄沟，沿着那条凹沟缓缓下滑，在他的胸膛间留下浅浅的透明水痕。 尤虫的目光紧咬那道水痕，不着痕迹地从他的胸膛前掠过。水珠滚落至肚脐眼，炸裂散开。尤虫猛然回神，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尤虫神色骤变，仿佛异常恼火般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朝卧室里走去。林和熙站在原地不解太眸，却也只来得及捕捉到对方怒气外溢的背影。 明明几周前的庆功派对上，他们也面对面脱过衣服，为什么此刻对方的反应却这么大？他眼露困惑。